在铿锵演说中宣布怀内有个梦理想多么好孩子中可拍掌歧事已关进地牢人爱自由十九点二十八分我得七点廿八分